有太群人未定，坐在耶稣在身边，伊就老激讲，看呐，也美佬也路台在哀悲哀惊。耶稣讲，答说：“骂人欺伪的阿妹，骂人欺伪的兄弟，伊看见坐在主会的人讲，看呐，伪的阿妹，伪的兄弟在流泪，凡失行上帝旨意的，就是伪的兄弟。”